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。先生，给您。 您的房间在六零二。谢谢，请问附近有银行吗？有一个银行，您出门向右走，大约五百米就能看到，就在路北边。好，谢谢你。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？ 十四，你们的表演精彩极了！真的吗？当时我们别提多紧张了。你们表演完，很多观众都高兴地站起来为你们叫好呢。谢谢您的支持。他们在谈什么？ 十五，咱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吧，我没力气爬了。一看就知道你不经常锻炼。是啊，我好久没运动了。那你先坐会儿，我去那边买两瓶水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十六，这次一共有多少个学生去听音乐会？和上次看京剧的人差不多，大约二十个。好的，这次谁跟着去？我和国际交流处的王老师一块儿去。他们准备安排学生做什么？ 十七。喂，我到国家图书馆了，你在哪儿？我还在地铁里，大概十分钟就到了。好，你到了就从西北口出来吧，我在那儿等你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他们在哪儿见面？ 十八，你对我们国家的文化了解多少？我喜欢喝中国茶，还爱听京剧。我觉得京剧很有特点。你还喜欢京剧啊？你不相信吗？我不仅喜欢，还能唱上几句呢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不正确？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我在国外留学时，有一次在一家中国饭馆吃饭，看到放筷子的纸袋上提供了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。头一次看见关于筷子的使用说明，让我觉得非常新鲜，因为对中国人来说，使用筷子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。 十九，看到筷子的使用说明，说话人感觉怎么样？二十，关于说话人可以知道什么？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有些人喜欢为自己的生活做长远的计划，但是随着一天一天的长大，我们会发现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化。生活往往不会按照定好的计划来进行，因此光有计划还不够，还需要我们能及时的做出改变。只有这样。 才能更好的适应生活。二十一，长大以后人们会发现生活怎么样？二十二，怎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生活？